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七集。素隐月本来就病弱，叶重玉带着素隐月一路偷渡回魔界，素隐月的身体大受亏空，已经撑不下去了，必须立刻换心。洛涵说：“爱这个名义真好用。” 只要嘴上说爱，无论做什么都有人原谅，甚至女方自己都会原谅。然而事实上，爱情只是自己主观的感觉，唯有对方做的事情才是真的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怎么舍得动手伤人呢？一旦动了手，那就不再是情侣夫妻，这是故意伤害。云梦涵也好，素隐月也罢，叶崇玉都从未爱过他们，他爱的唯有自己的利益。 只不过区别在于，素隐月知道，而云梦涵至今还在欺骗自己。云梦涵心中的虐恋情深，情根深重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云梦涵的臆想。毕竟从行为上看，叶崇玉唯一且真正上心的人，从来都是素隐月。云梦涵不想接受自己一无所有的现实，就欺骗自己，对方很爱他。 以此来减轻自己被伤害的痛苦，骗的时间久了，他便觉得这是真的了。然而事实上，他既不欠叶崇玉的，也不有求于叶崇玉，他根本没必要忍受这些伤害，他大可以转身离开。一个男人的爱到底值多少钱呢？怎么比得上自己的尊严和身体呢？ 叶子楠早就知道叶崇玉这三人的感情纠葛，谁能想到三角恋竟然发展成这一步？叶子楠唏嘘道：“又是一个被爱情蒙蔽了眼睛的可怜人，希望他早日醒悟吧。”这种事情自己学不会拒绝，其他人做什么都没有用。魔界的事儿对他们来说，终究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。四人很快说起其他事情。邹继白回头看了一眼。 泽蛇。林清霄一直在忙，他都不休息的吗？他们四人坐在外面闲聊，林清霄在书房里看信、回信、写公文。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林清霄在修炼、看书、练功法。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。叶子楠说：“你都认识他那么久了，你还没习惯吗？”我能明白刻苦修炼，但是哪有人像他这样？ 一天不是在修炼就是在办公，他总不能全天都不休息吧？能，叶子楠悠悠地说。所以他修到了圣仙，而我们才刚刚入天仙门。大家一起感到心中一炸，默默结束了这个话题。洛晗本以为挖活人的心已经够惊世骇俗了，没想到这还不止。等他们进入大荒境内的时候。 听说魔域那对三角恋已经发展到真刀实枪，云梦涵不肯将心脏让给苏隐月，叶崇玉大怒，就将云梦涵挂在了城楼上。在这段时间，叶崇玉利用民愤，不断煽动舆论，甚至修建起一座诛仙台，为自己吸引支持。叶崇玉为了让诛仙台这个地标更明显，将其修在了高高的悬崖上，保证众人一抬头就能看到。 他为了名利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挖心风波已经演变成挂城门风波，这次叶崇玉如愿以偿，彻底在六界活了。第四天的时候，云梦涵流产，绝望的跳下诛仙台。诛仙诛仙，云梦涵便是仙，要诛便诛他吧。洛晗还听说，云梦涵跳诛仙台后，叶崇玉疯了。 疯狂派人在崖底寻找云梦涵。洛寒对此只觉得恶心。要挖云梦涵心的人是他，下令将云梦涵挂在城楼上的人是他。现在人如他所愿死了，发疯的人也是他。好事坏事都被他做尽，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莫非既想要挖云梦涵的心，还想要对方无怨无悔伺候他、爱着他？叶崇玉的立场未免太歪了。 洛寒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整件事情都充斥着一种荒唐感。林清霄完全将这些事情排除在外，毫不关心。他已经仁至义尽，素隐月如何，云梦寒如何，已经和他无关了。大荒虽然是个地名，但并没有明确边界，是极东这一带的概称。他们找了很久，探寻了好些世外桃源，都没有发现隐世女娲族的身影。 洛寒猜测道：“莫非必须通过暗河才能进入女娲族之地？”林青霄看着眼前茫茫的荒地说：“极有可能。”他们只好换了个思路去寻找暗河。暗河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禁制，每一百年出现一次，但是出现的具体时间不确定，出现的地域也不确定。它可能会自己变成一条大河，奔腾在地面上。 也可能变成某一条河流的分支，悄悄出现，过一段时间又悄悄消失。附近的人见了，只以为这是河流正常改道。想要找到暗河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找了许久，一次经过一片山林时，洛寒忽地停下，问：“为什么有魔气？”洛寒对气息敏感，他一说，其他人后知后觉地停下。 这才感觉到，好像真的有。几人一齐低头看向地下，透过厚厚的土层，一条地下河蜿蜒流过，隐隐携带着魔气。云梦涵记得自己跳下诛仙台，身后似乎有人呼唤他，可是很快他就听不到了。 他坠落了很久，身体不断撞上两边的石块、树枝，最后他扑通一声掉入水中，浑身被水面打得生疼。刚刚流产后的身体极度虚弱，接触到冰冷的河水，激得他浑身发颤。云梦涵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，还在城楼上挂了四天，身体已经濒临极限，要不是他身体自愈能力强。 体内真元在不断修复千疮百孔的身体，现在的他早已死了。他被湍急的河流冲走，冷痛交织下，云梦涵的意识已经接近昏迷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恍惚中出现了幻觉，他似乎看到一个孩子飘在河水上，在水流的冲荡下起起伏伏，仿佛随时都要被吞没。孩子。 云梦涵想到自己那个无缘见面的孩子，他刚刚知道他的存在，孩子就彻底离他而去。云梦涵永远忘不了，他掉在城楼上，感觉到小腹内什么东西坠着疼，都不等他想明白，他身体的一部分就化成血水，慢慢从他体内滑走。这是他的孩子，他不忍离开，又回来了。 云梦涵用尽全力，费力地往另一边扑，想要将孩子捞起来。可是河水冰冷湍急，底下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暗礁。云梦涵几次尝试都无法够到孩子，反而还被下面的暗礁撞了好几次。眼看孩子就要被冲下断崖，云梦涵用尽全身力气拉住孩子的木盆，而他也失去平衡，被水流冲下悬崖。失去意识前。 云梦涵用尽最后的精气，将孩子用结界护起来，牢牢系在自己身前。再然后，他就彻底陷入黑暗。云梦涵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他在迷迷糊糊中感觉到，似乎有人按住他的脉搏，对着他叹息，然后喂他喝什么药。药汁极苦，苦得像是他意识中的黑暗，浓稠、沉重。如果能像现在这，样 永远睡过去该多好，这样我就再也不用面对那些痛苦了。云梦涵意识在黑暗中沉沦，冥冥中仿佛有什么东西不断的呼唤他醒来，醒来。云梦涵再一次睁开眼，天色大亮，眼前是古朴简陋的木屋顶。云梦涵支撑着身体坐起来。 看到他身上盖着麻布织成的粗花被褥，身下的床还带着木头的纹路，没有任何装饰。这是哪里？仙界已经许久不用粗布料子了，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古旧的麻布？这时候，云梦涵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，他已经不在仙界了。他被中山除名，再也无法回到仙界，而魔界亦不是他的家。 六界之大，竟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处。听到屋里面的动静，外面快步跑过来一个人，掀开帘子问：“你醒了？”云梦寒抬头，见是一个扎着双压发髻的小姑娘，年纪大概十五六岁上下。云梦寒努力坐起来说：“是你救了我，我的孩子呢？别动，别动！” 小姑娘赶紧扶住云梦涵回头冲外面叫唤：“阿婆，她醒了！”一个老婆婆抱着孩子从外面走进来，看到云梦涵果然已经醒来，老婆婆双手轻点，在心口长长祈祷着：“谢女娲娘娘保佑，她终于醒来了。”小姑娘在旁边解释：“我和阿婆在河边捕鱼的时候看到了你。” 我们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人，就把你们带回来。大祭司说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就要出危险了。一旦石海彻底封闭，你就成了活死人。幸好你今天醒了。云梦寒从老妇人手里接过孩子，听到小姑娘的话，微微愣怔。大祭司，嗯，对啊。小姑娘快言快语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，噼里啪啦的对云梦寒说道。 大祭司是我们村里最强大的司官，大家有什么头疼脑热都去找大祭司。啊，你昏迷这几日一直是大祭司给你治病。说到这里，小姑娘大咧咧的问道：“夫人，你和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被河水冲到岸上？你丈夫呢？”云梦涵听到，垂下头，许久说不出话。小姑娘被老婆婆瞪了一眼，知道自己问错了话。 小姑娘吐舌，赶紧说：“喂，嘿，没关系，既然来了，就在我们家安心住下。我们村里的人都很和善的，你的药材和喂孩子的米糊糊就是左邻右舍送来的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